题目呢，就是不明白处。你明白了，这个明白了吗这个明白不是开悟哎。要是那个明白就是开悟，倒也罢了。那你这个清清楚楚的，什么都明明白白的。 <coughs> 我们还在用功。 还在参念佛是谁，还在不明白处，而且这个不明白处呢，还不是百分之一百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，要是百分之一百的不明白，那你这二十四小时，分分秒秒都在不明白处。 有一分有一秒，你要是明白了，那就不在明白处了，而不在不明白处了。世间人是明白，那是可贵呢；那不明白，你这个人还不得用了。修道的人呢，哎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要在不明白处。 用功，可是这个不明白处，不是叫你永远不明白呀，啊，你你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明白，还有那么多的烦恼，还有那么多的妄想，还有那么多的生死，当然是不明白了。等到你的妄想进来哎。 那叫做什么呢？那叫做句后再苏，要死透了啊！一旦明白过来，那个就是真明白。现在所谓的明明白白的，那是生死， <coughs> 都在明白处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事儿就多了。 啊，年来便是啊。你看我们这个禅堂里打棋，屈指算来，到什么时候了？说是八个棋都快了了吧？都八个棋，不是的，八个棋，现在是第九个棋啊。 现在是第几个区？但是第九个区的话，就是啊，光阴似箭呐，日月如梭啊，啊，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赶少年，啊，我们呢已经被这个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人呢，已经是，哎。 就算是老了吧，啊，那个年纪轻的、年纪小的，啊，都要被那个时间，啊，像鞭子一样，赶你一边一边朝你朝向赶，赶到什么地方来呢？赶向死亡，赶向老死。 这个也叫做自然规律。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谁都不能免的，包括佛也不能免的。啊，这就说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呐，这个时间的观念，在我们整个的佛法。 在整个的世间法，还都不能离开这个时间呢。那么这个时间是个什么东西呢？说是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啊，一年三百六十天。时间是什么东西？ 今天初一了，明天十五了。这个时间是什么东西呢？佛法告诉我们，十五十法。这个时间呢，不得十法，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啊，砖头瓦块啊，山河大地、房子，呃。 啊，这些东西好像是都有一个实法，有一个实实在在这个东西啊，可以指陈的。啊，说着把桌子搬得来，哦，他把桌子就搬得来了。啊，我床的我搬得来，床就搬得来了。啊，说倒杯茶，倒杯茶，茶杯就端得来。他有个东西指啊。 说到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是什么样子？时间什么样子啊？啊，佛法告诉我们的，十五没有十法，没有十法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时间的观念呢？这个时间观念是一舍心分位假立的。 实无实法，啊，以舍心分为假的。早上太阳出来了，晚上太阳落下去了。从太阳来讲，那是舍法，啊，说早上太阳出了吗这个早上啊，啊。 太阳当顶了啊，那这个晌午；太阳下山了，哦，晚上了。啊，把这太阳落去，太阳没有了，哦，到了夜里上来了，是吧？以舍性分位假立的，就这么一句话。 正是因为这个没有施法的时间，给我们造就了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施法界一切法，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时间，这个假时间，对吧？嗯。 因为我们在日用当中心粗了，啊，照顾不到这些方方面面的。这个时间，换一句话来说，时间就是实相。啊，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这一点，《法华经》中说的，啊。 十方诸佛所证得的那个实相法门，什么叫做实相呢？所谓诸法如实相，一共这个实如是，包括世出世间法。我们今天呢，讲讲这个时间，这个假的，实无施法呀，没得施法，没这个实实在在这个东西可以指出来。你说时间什么地方啊？啊？ 你们指指看，我们禅堂里头，你实相在什么地方？禅堂外的实相在什么地方？你实相什么地方啊？嗯？哎，正是一个无可指陈的这么一法，它具足一切法。就那个实相呀，实相无相啊，无相不相，百中实相。 啊，那个佛法讲道理呢，他就圆融了讲一个生老病死，讲一个成住坏空，讲一个生住异灭，讲这个三法，讲心有生住异灭。 讲我们这个世界呢，有成住坏空；讲我们这个人，这个一期的果报，它有生老病死， <clears throat> 是不是都包括在时间范围之内？ 生住意灭，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，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一念妄想心。这个妄想心的特点，啊，哎，那个我们就是说说这无助的，啊，这一念妄想心，它是不能够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地方的，念念生灭。 前面灭了，后面就生了；前面灭了，后面就生了。啊，前念后念的，哎，连续不断的生灭、生灭、生灭、生灭、生灭、生灭，就这个样子。那不是时间吗？啊，如果你这个前念后念，啊，好像这个时间太短促了，我觉察不到。那个过去。 现在、未来这个时间应该说是长的。过去的过去，未来的未来，现在的现在。讲一个过去，是不是讲时间呐？过去久远节，讲一个未来，未来久远节，那不是时间吗？ 啊，像我释迦牟尼佛九成正觉，老早成佛了，啊，不是现在才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的。沉点劫前，你们要看那个法华经，五百千万亿诺耶塔罗僧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莫问为尘，啊，怎么样，怎么样的？那个这不，那是不能想象的。 说的再长一点，它也是时间啊。说是你看，看这《法华经》中，跟这个诸大弟子受记，说是你这个大弟子，将来啊要行菩萨道，经过多少时间？将来成佛叫什么名字？你那个成佛的国度叫什么名字？ 你成佛注释正法多少年多少节相法多那不是时间是什么东西呢？嗯？什么正法啦，相法啦，它都是讲时间的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是，都不是讲时间的吗？如果讲到我们娑婆世界。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称为五处乐世。这个五处乐世，首先第一个柱就是劫柱，劫柱、烦恼柱、命柱、众生柱，啊，一共有五柱。那个节柱就是个时间呐，节就是时间嘛。 啊，那个命主，命主不是时间吗？比如我们娑婆世界的人，这个寿命不固定的，有的长寿，有的呢就短命了。那个长寿与短命，是不是因时间才有这个区别的呢说你这个活八十岁啊，哎，健康长寿啊。 说你那个人呢，活了几岁就死了，那是那是寿夭，短命。啊，这个无处乐事，是不是个时间问题呢？无处乐事，从这个无法来说，那都属于时间的。啊，因为那个。 讲一个结柱，其他四柱都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。你看看十无十法，我们有十法，就包括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五重乐事都在里边。那么你说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你可以说是五重乐事是用时间概括的。 啊，这个时间呢，本身它就具足一个五住乐事，三千大千世界不能够离开这，不能够离开这个时间的范围。娑婆世界是这个样子，那么说是那个那个是苦世界啊？那乐世界有没有时间呢？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时间呢？西方极乐世界更有时间。 嗯，不讲别的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九品，三倍九品，那个九品就是按时间分的，啊，哪一升到哪一品，经过多少时间才能够花开见佛，那不是时间吗？说从这一点。 大家都忽略了，啊，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嘛。什么人才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马上就能够念就能够见佛闻法，上上品。除了上上品以下，啊，都要经过时间。 而且有的呢，还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啊，不晓得多少大劫。你不要以为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就能够见佛闻法，悟无生，花开见佛。悟无生啊，要悟到无生才能够花开见佛呢。你还没，你还没那个悟无生啊，你还是个待业王生的，啊，有几个。 能够达到礼仪性不乱呢？能够破个无名声在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？从这个时间差来讲，从这个业报来讲，那个疾苦与极乐这个时间的差呢，是相当悬殊的。悬殊到什么程度？ 在西方极乐世界过一昼夜，那个时间，啊，娑婆世界就是一大劫。假如说你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哪怕耽误一天，在娑婆世界就过一劫了。 那要是过两天呢？如果说你要是生在下品下生，要是那还不行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晓得要耽误多少时间，多少多少劫，那要拿娑婆世界的时间来算，那就不能算了啊！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那生西方极乐世界固然好，有人来道我不生西方极乐？我这娑婆世界修吗？嗯，啊。 西方极乐世界，从三倍九品来说，那都都在时间范围之内的。要是用这个念佛求往生， <coughs> 你看看《阿弥陀经》的讲的：若一日，不是时间吗？若二日，不是时间吗？若七日一心不乱，那不是时间上，不是时间吗？ 就是讲那个最简单的，啊，十念往生，那个十念也是往生啊，那个十，那个十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就是时间呢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生西方极乐世界法念佛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三倍九品，你说什么东西不包括在时间范围之内？ 西方极乐世界上阿弥陀佛在那地儿做道场，那也有时间的，不是永远做下去啊。是在阿弥陀佛入灭度以后，观世音菩萨相继做道场，观世音菩萨以下那么就是普那个呃大势至菩萨。你说那不是时间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没有时间，这个法怎么说？ 我本是释迦牟尼佛，这一次到娑婆世界上来，上升斗帅下降网宫啊，出家成道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回那个四十九年是不是时间？ 禅经三百余回啊！说是拿教来讲，这是五十八教。那个五十就是个时间吧。波罕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不若谈。华严最初三七日，法华涅槃整八年。 他就用这个时间，把这个五十八教呢，统统概括在体内的。大家想想看，你看这个时间具法不具法？不但是具我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时教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有的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都不能超出这个时间的范围。 没有事，没有这个时间，那个世间法都不能建立的。而且这个时间呢，都不是我们哈造出来的，都是佛经自己说的。你们看每一部经啊，如是我闻，一时，那个一时就是时间嘛。那陋室贯经手，那不是时间是什么呢？ 说正小圣果啊，三生陋世劫啊，正大圣菩萨道三大无生七劫，不是时间吧？是不是时间呢？啊，百劫修相好也也是时间呢？啊，你看看我们刚刚说的，一开始说的时间没有施法，可没有施法这个东西呢，无一物中无尽藏。 有花有月有楼台，啊！如果说你这个时间无，呃无没没是个假象啊，无可指证。好像是说到，好像说到外边去了，好像这个时间呐，不晓得什么地方，啊！那不讲时间嘛，就把那个你看看你这个心好不好啊？ 无论你是真心也好，还是你当人的妄心也好，啊，你这个心也讲个时间呢。嗯，我昨天这个心蛮好过的，我今天就不舒服，是不是时间呐？啊，我这只香啊，也功夫蛮得力的，我那只香啊，功夫就不得力，那不是时间吗？ 书法就这么微妙，哎，可是人家不说出来呢，你就见不到这一点。这叫做“实无实法，无实法中，无法不备”。施法界一正庄严，讲一个成住坏空，那个成，这个世界啊。 要成立的时间要经过啊二十节幻也那么长的时间，空也空的那么多的时间，都在时间的范围之内。刚刚我们谈那个新神住意灭，这个世界呢有成住坏空。 那我们这个人，这个生老病死，不是也有时间的吗？生有生的时间呐，天天登户口登记了，你是哪一年生的？一九八九年，呃，几月几号？那不是时间是什么东西呢？说是我老了，多大年纪了？八十六岁了。哦，八十六岁是什么东西啊？八十六岁是时间呢。 啊，我这害病啊，害得很长久了，那不是时间吗？啊，你到医院看病，医生先问你啊，我感冒了，你这感冒几天了？这几天就是时间嘛，日用之间呐，哎，诸法事法都在时间里向过日子，你看看。 生住异灭，生老病死，成住坏空，佛法是法，是娑婆世界、极乐世界、十方世界、天堂地狱。你说哪个不在时间范围之内呀？啊，下地狱，下地狱也讲时间的。无比地狱，无比地狱叫做无间地狱。 那个无间，无间什么东西？无间就是时间，没有间断的。啊，那个地又是最苦的，最下层的，那就是十八层地狱啊，无 b 地狱啊，无间地狱啊。啊，下别个地狱，那中间呢还有一个时间的间隔，下到无 b 地狱。 那是造最大的罪的啊！你比如说这个，呃，谤佛啊，谤法呀，谤僧啊，杀父杀母啊，杀我罗汉呐，出佛神血呀，啊，像这种人呢，死了以后，马上就下地狱，像射箭一样，比射箭还要快，十五间 这叫做呢？这叫做十五间下地狱，如射箭啊！像我们一般，那个也是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原来做人嘛，做人做了坏事嘛下地狱了。就一般我们做人呢，他还有间断的， <clears throat> 比如我们做人平平常常的，好也不好，坏也不坏，成佛嘛也不得成，下地狱嘛也还不够这个资格。 那怎么办呢？来生还做人？那你死了以后还不能够马上就去投胎，他还有个中阴身，那这说明呢就有个间隔了。下地又可是没有中阴身的，啊，下地又什么叫中阴身的？直接下地又，这叫做实无间。 到了欧百地用的下呢，那就苦了。其他小的用嘛，还有点，比如还有点休息的时间，欧百就没得休息时间的，受苦五间，你哈不得休息，嗯， <clears throat> 而且那个苦呢，那是极刑，啊，那是那是不知道是不呃不能想象的。 那你说我受苦，我受不下去，我就死了嘛？啊，死了嘛？啊，那个死了嘛？那个沃被地还死不掉的，到了沃被地又死不掉啊！啊，你说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什么鬼一吹就活了，他不要吹，啊，到了沃被地那个命呢，寿命不是间断的，那这苦死了，啊，啊。 食无间，取果无间，啊，命无间，还有一个行无间，不是像我们，像我们，像我们这个人呐，就是做了坏事，坐了牢了，坐了牢了，坐了牢就一个人呢，啊，那个是地狱里向，那个欧贝地狱多大，八万游旬，那么大个地方，啊，一个人下到这个地狱里向，这个身体也满的。 啊，再多的人下到欧们地狱，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极乐，一个欧鼻地佑呢是极苦，极苦跟极乐，从娑婆世界来比较呢，这个时间就悬殊了，啊。 o b d o 一昼夜，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一大劫。啊，你看看，堕到 o b d o 里上去，假使说要做到无六，做到多少劫数，那我们在人间要多少，要怎么算法的呢？这个账就不能算了。啊，说一个疾一个疾苦，一个极乐，跟我们娑婆世界的时间差非常悬殊的。 事件法离开的时间，这个事件就不能建立，什么事也不能做，你不是上班的，八小时，啊，那就是八小时啊，八小时就是时间呐，啊，啊，你是坐车子，没这时间行不行啊？啊？ 不这个什么，不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法，加上没有个时间，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运转？就是我们这个佛教讲到我们一个寺庙、一个道场，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时间的，包括我们打七嘛，啊，每年规定下来，哎，十月半打七，这就是时间呢。 啊，现在呢，你看看打了七个七，还不是八个七了？啊，都有个时间的观念。嗯，这种这种思想呢，是我们众生的思想。众生呢，就把这些事情呢，都这记在脑子里，想清清楚楚的，明明白白的。坏就坏在这个地方，啊。 所以赵州老人讲啊，说天下人都在明白处，啊，这唯有老僧在不明白处。看看我们现在还是要明白，还是要不明白呢？在不明白处，我们现在就做祖师，啊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做祖师，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，啊，修的这个因。 参念佛是谁？不明白，不明白处不是一个空的。你说我这个明白吗？我肚子还有东西啊！东想想，西想想啊，中国、外国、南京、北京、上海、苏州啊，我这还有个东西。 如果是不明白住，不明白住，什么都都没有啦。有福处不可住，无福处即走过。那我那我将来我这个修修修修的最后将来怎么办呢？什么都没有了，佛也不能成。 <clears throat> 那个出发心的人呢，这个脑子里向啊，简单，我的智慧，少善根，他就有些人就胡思乱想了。 啊，佛法讲空是对有讲的，讲有是对那个空对智空讲的。佛法讲对治啊。所以古人讲：宁可智有如须弥山，不可智无如盖子许。你这个有，那你还有因有果，那还有好办呢。 如果要治无，寡一味的治空，那就落到空亡了。佛法究竟还是空的，还是有的。啊，佛法呢，讲究竟呢是空有不二，那是真正的佛法。啊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。 用这个道理证明了佛法是空有不二的，时间没有实法，没有实法的这个法呢，哎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，一切法都被这个真实相所概括的。 我们佛法什么有实角有本角那个本角啊是本来就有的，那到我们就不谈它。那个实角是不是时间呢？啊，我开始觉悟了，我开始什么时候发菩提心的？那不是时间吗？啊，仔细检查下来，没有一法不能够离开，没有能够离开时间的。 我们要讲个儒教，那个儒教最简单的那个三字经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那“人之初”是不是时间呢？如果没有时间，那个人之初这个“初”字就不能建立。没有实法，实五实法，这个实法就是实相，啊。 为夫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那就是以十法界的依报、正报都包括在这内，不不在这内里。啊，正如我们像我们现前一念心一样，我们现前的一念心，无论你这个身心也好，说是妄心也好，这个心呢，也是没有施法的。如果有施法，要有人问你。 不是哪个念的，你老早就告诉我了。啊，正是因为我们在施法，哎，所以找来找去找这个念佛是谁找不到，没有施法，他有个人在这念佛呀。啊，这是真真实实的，这个不能说是假的。把这个念佛是谁这个人找到了，那一了则白了，啊。 什么事情都能完成了，那么这样讲来那个佛法的道理跟世的法、那世迦法的道理有什么两样啊？啊，佛亲口告诉我们的，佛法在世间呢，啊，那个世就是三世嘛，那就是时间嘛，啊，十方不能离那个不能离开三世，三世不能够离开时间。 十方三世，这是相提并论的，而且这个十方三世都不能够离开我们当人一念心，正如佛法所说的“三世一切佛，一切唯心造”。啊，你不要担心，我这个参念佛是的起疑心不明白，啊。 你这个不明白这个因，将来呢，这个果呢，就是明白的果。有一则有物，没有一则没得物。如果你要一味的明白，什么事都得清清楚楚。今天是第八个期了，明天第九个期了，哦，马上过春节了。过春节不是时间吗？ 你说是是不是时间呐？啊，说我过了节以后还打两个气，那也是时间呢。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呢， <clears throat> 就是说明了我们现在在打气呀，哎，利用这个无施法的这个时间，啊，这个悟法这个时间呢，这个时间开悟也在这个时间。 不开悟也在这个时间，你能够离开这个时间吗？你看这个时间微妙不微妙？而且这个时间人人都有，不是说这个时间被你占用了，我没有了，你也有啊。那个人人都有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可不是像古人所讲的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。 寸金难买寸光阴，说是光阴，黄金失去了呢还可以找得到，说光阴失掉了就没处找了，哎，他也懂得这么一个道理，他晓得光阴，光阴呢是过去就找不到了，没处找了，是的光阴失去了没处找这个道理。 说的很浅的，这个光阴丢不掉的，想失去失不掉的，怎么能够失掉呢？光阴就像我们的法身一样，骗一切处骗一切时，骗一切众生界，怎么会失掉呢？ 啊，我们的灵魂能失掉吗？我们的本性能够失掉吗？失不掉的。你想失掉也失不掉啊！啊，但是那个黄金丢了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倒是找不到的，有的。啊，哎，这个时间，不要找现成的，人人是取之无尽、用之不竭的。 不过呢，就看你怎么样子利用这个时间。利用的好，我们就成佛做祖；而利用的不好，照常下地狱。这是毫不客气的。那个下地狱的人，他造业的时候不要时间呐，你要时间的。啊，我们修道的人想成佛做祖，啊，那也要时间吗 三大无上机也要时间呐！说明天就开悟，明天就开悟呢？还有个明天呢，这不要时间吗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度明星而悟道，那个明星那就是时间，啊，那就时间呐！那个时间就给予释迦牟尼佛以成道了。 再说，再说就多了呢。我就坐在这儿说，我就说到明天也说不了这个时间。啊啊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的，受用现成的，在这个时间当中，服世门中不舍一法，实际里地不染一尘。这个两句话呢。 不能够分开来讲，是一而不是二。那我们这个服饰门中不设一法，什么事情都要做如法自地呢？你在这个时间当中做任何事情不如法自地，这不得成就。做什么事情都不得成就。就说我这个，我今天中午烧小菜，烧这个小菜就在这个时间烧这个小菜呀，啊。 那你要烧的不好，这个小菜不是寒了就是淡了，它不好吃哦。那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，包括我们日常的服饰活动。你比如说，敲爆钟不要敲的那么火烧火燎的，像杀的来一样啊！啊，你们早上，我我我经常会忘记讲给你们讲，早上敲那个大钟。 晨钟暮鼓嘛，啊，快十八下，慢十八下。你不能靠的太快了，哦，那是配合山东打气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快的没得名堂啊！啊，你这个慢十八是慢十八下，早上念《大方广播华严经》啊。 曼十八下呢，都有那个考钟声的技子的，啊，红中出口，宝界高音，上彻天堂，下通地府。你再靠一锤你那个靠着慢一锤我是我坐在那儿，我就我就跟你念，我就念不过来。这个四句话，就再快也念不过来，连考四考的，那究竟你们这个钟声记子念不念呐？啊！ 钟声之所以能够传三千界内，完全靠我们这个运心的作用。你不运心，它怎么能传三千界内呀？把你终生的钟声，还是念经也好，还是做记子也好，啊，传到三千大千世界之内，你也不念，哎，就这么靠，啊。 那叫有体没有用，啊，啊！你们考的太快了，两考思考的，两考思考的，中间那个还什么，啊，这个这个什么啊，啊，上柱当今皇帝大统乾坤呐，下至文武官僚啊，高僧入位啊，你还有四句话也念念过了以后才能考第二锤呢，我不相信你们念不念。 还在你们念的本事特别快，我是念不过来的，啊！我们利用一切时间，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给他入法自力。我们参念不是也是这样的啊？每每一炷出入往返，都要在不明白处。现在我们不要明白，你一明白就麻烦了，全功尽弃，啊，用功就在不明白处。 啊，说多少咱听的，大家伙就信了。